锵锵三人行，哎，这个周小正老师，这节目正式开始了，反动言论收一收。 <laughs> <laughs> 我们现在要攻击一下台湾方向。 <laughs> 台湾最近啊，这个是算亲者痛，仇者快吗？怎么讲？清场的这学生啊，冲到这个这个行政院。行政院，哎，这个服贸协议，我跟学生们一样，闹不太清楚啊。这，呃，有人说呀。 说台湾这些学生，呃，这个参与闹事儿的这些学生，到底有多少人啊？认真真的读完了这个《服贸协议》是什么东西？嗯后来他们讲啊，说这个要不说今天的这个网络时代啊，没有这个耐心，好些学生啊，他也没弄清楚他反对的是什么，但是呢，他总得知道啊，他怎么知道呢？你知道原来现在有很多速成的东西叫懒人包，是，比如说出台，你比如说有一个一个是几大工作报告。 那谁有功夫看呢？然后呢，有人呢就在网上写一些东西，简单扼要，比如就五条，这东西就是什么什么，比方说就说了，说这个福茂协议是黑箱作业，或者开放大陆劳工来台冲击台湾百万劳工，哎，等等等等。结果呢，马英九这帮人呢就得又找人去解释，说福茂协议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儿，哎。 这个服贸协议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服贸协议这么讲吧，就是在那个前几年，他们不是签 F R 吗？嗯，就是在 F R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一个两岸的经贸关系，所谓的加紧合作、互相开放哪些市场，拿出来互相开放，你的资金进来投资我这个市场，你哪些市场又让给我，我进去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呢，包含的这个项目呢，表面上看呢，是对台湾比较有利的。 因为大陆对台资开放的远远多过台湾对大陆开放，嗯，所以也就是说呢，台湾资金可以来大陆平等的这么投资开放的这个商机啊，要比在台湾那边大。但是问题在哪呢？就在于呃这些开放的领域啊，这里面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事，分好几层讲。我们先不谈最技术的那些东西啊，因为那些东西比较麻烦的，就一个一个项目谈。 我们就来谈这种条约或者这种也不能叫条约啊，它的一个协议，它该怎么通过？ 嗯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最容易明白的一件事儿。我弄明白了，就是这个马英九不是出来做了一个回应嘛？然后这帮学生说说你连我们反对什么， <laughs> 你双方互相都说反对什么你都没弄清楚。说马英九说这个服贸协议我们一定逐条审议，怎么怎么着？台湾这帮学生就说呀，根本问题是关系到两岸关系的这个法案，谁来制定，谁来监督，对吧？ 就是说，不是逐条审议，而是你全部给我撤回，然后以后跟两岸关系有关的，你们不能自己作业，得发明一个监督机制，监督你们怎么搞这个两岸关系。对，因为它这里的比较复杂在哪？就两岸关系太麻烦，就是你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就平常别人比如说美国跟中国签个什么呀，叫做国与国，它有个程序，它这种情况下要要怎么来做，是不是有程序。两岸不是国与国。 但又不是同一股这么简单，一般讲不是不可能说，呃，上海跟北京签个约又不是这回事儿，所以他很尴尬。然后呢，台湾的法律啊是不足的在这方面，就他司法准备都不够。比如说马英九现在不是老说逐条审议吗？江宜桦也说逐条审议，但是其实你仔细看啊，他做不到逐条审议。为什么？你要逐条审议的话，那这是个法案，但这不是法案，那它是什么呢？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说这叫行政命令，而行政命令的话，那就那就立法院就又又怎么来监督呢？所以他现在很尴尬，整件事就后面牵涉很多法源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啊，早在前年，我我有帮我认识一些朋友，在台湾一些学者、法律界的人，他们已经说这会出事儿。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先准备好台湾该立一些什么法相关的法律来准备这事儿？马英九最大的错就是我觉得前年开始。 这知识分子学者都提过这问题，他身为哈佛法学博士，他没理，没管。结果到了现在呢，这个东西要急着要过了，然后学生们呢最初说是要逐条审议，搞了半天发现他也没办法逐条审议，后来现在全撤。马英九现在说好好好，我逐条审议，但是其实他连逐条审议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laughs> 这周老师很麻烦。其实我们当老师当了这么些年了，学生运动的特点我们很清楚。 <laughs> 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包括大跃进，大跃进虽然不是学生运动，它是也是一种运动啊。比如说除四害、讲卫生，完了紧接着就是什么四五啦，什么这个。所以学生运动的特点呢，就是谁激进谁就是头。嗯，你主张上课你不行，我主张罢课我就是头，你主张罢课我主张游行。 我就是头儿，你主张游行，我主张绝食，我就是头儿。对，你主张绝食，我主张自焚，我就是头儿。对，谁进去谁就头儿。人运动特点。到最后，北大那个五四五四运动，最后的人成了暴力革命的领袖，对，之一吧。对，所以说学生运动的后天暴力，对吧？他就是一个非理性，而且呢，他他后头有一个不信任，其实就是台海两边他不信任。我们说呢，咱们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是吧？给你们让了好多利让你们先过好日子。台湾说什么意思啊？你不想收买我们吗？他这个意思，他背后就是不信任，而且还是学生。学生呢，据说还有高中生。啊，我们那时候都是，我们也是高中生，但是后来都是大学生了。我你说这里头，小兵，你是红小兵，红小，就是运动，它就有一种非理性。其实后头的问题就是不信任。你看。 你他这讲到了这个是从学生运动的角度对吧？我是从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吧？你先看看这个照片，你再看这照片，这个你看街头啊，这这个街头，然后你看其实台湾人很亲和的嘛，但是你看这是街头，呃，不是这到了立法院了，呃，你再看，好退回福茂。 我想的是什么？我脑子里啊，一下子我是发展这个横向的联系。我觉得周老师，这个咱们可以聊聊一个事儿，就说民主啊，好像是大势所趋，哎，是全世界在台上的，在台下的，没有人说民主不好的，对吧？但是呢，具体啊，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群众啊，有没有一种人来疯的现象？就某种运动方式啊，有没有一种传染性？比方说现在世界性的街头政治。 美国华盛顿都都都都街头啊，对吧？好，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乌克兰、泰国，嗯，而且这种街头你会发现没有，就像你就像你你你你说的那种，就是谁厉害，谁谁就牛，你知道吗？那个这那那那天那个谁啊？我们那个王蒙老师发明一句话，就北京人一句话叫“见着怂人搂不住火”。他说啊，他说我现在发现更多实际情况是什么？反过来。 见着火人呢，搂不住怂， <laughs> 你知道吗？就是见着火人搂不住怂，这什么意思呢？你看，你这不像早些年那种暴政时代了，对吧？这政府都挺文明的。好，泰国这个，这帮人一看，哎，这一上街或者占你办公室，这招好使啊！这政府逼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乌克兰，包括什么埃及、利比亚。 这这这招到哪儿都好使啊！就一下子全世界注意的中心，然后哪国政府也没辙呀。那么这会不会是有种传染性呢？我我觉得肯定有，但是问题是这个每个案例应该仔细客观的分析。我比较不喜欢呢，现在有种大而化之的概论。有时候我在媒体上，我们这大众面前看到，就说你看这出问题泰国，那么可见西方民主模式是有缺陷的，是不行的，或怎么样？这种讲法太简单了。 呃，本来就没有一种民主万灵丹这个套装，说你吃一副，我吃一副，他吃一副，大家就好了，没这回事儿。真的是有具体国情、具体社会差异，所以现在很多人研究什么叫良序民主，就运作良好的民主是怎么样。泰国呢，呃，跟乌克兰、跟埃及完全都不一样，就每个地方环境都不一样。台湾呢，也是有台湾自己的具体的情况。台湾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呢？回到台湾这个案例讲。 他的问题就主要出在他的呃政府里面，他的行政跟立法两边，他也还是有很多制度设计还是不够完满。他已经很好了，必须讲。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出来这个东西，所以呢，就譬如说牵涉到，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嘛，我大陆有很多朋友都这么讲说，他们很受不了学生用人民的名誉去占领一个全民选举出来的议会。 嗯，你懂我意思吧？嗯嗯，这个立法院，台湾这个立法院是台湾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代表，在里头开会的地方。然后你说他们不代表我们了，我们才是人民。然后几千个人冲进去说我们是人民，那剩下那一千多万的那人民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这的确看起来是个很大的矛盾。但是呢，不能忽略的是，他这个诉求里面有一个包含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原来的议会啊制度，的确会不会有一些东西会漏掉？ 就使得有些东西在按照他的这个现在的制度体制设计底下，那个声音是进不去的。比如说像刚才有看说的法律问题，那那些问题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其实很复杂，这个问题不能够简单讲。所以有人就说台湾外台湾的问题，恰恰不是说民主不好的问题，而恰恰说明它是假民主，因为是假民主，所以才带来了这个问题。 也不能叫假民主，它 <laughs> 也真，但是问题是还是还是要改进，没有从来没有一下搞好。哎，美国建国之后几十年之后还打内战，还打内战，我们别忘。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广场啊是很有讲究的一个地方。你看古希腊的时候，包括这个古罗马的时候，你就那个书里你就经常看到属于广场，感觉呢这个。 你看广场，它跟一人一票还有点不同，好像广场从来就是一个在在西方最早的时候哈，就是走上街头，呃，本身广场好像就是个议事的地方，是，对吧？在古罗马的时候，大家就是在广场上聊聊，哎，这事儿怎么怎么怎么着，对吧？所以你看广场一直到今天，这个魔力不减。对，周老师，你对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学就叫从众心理引出来的从众行为。你说一人一票现在都是不记名的。 而且还得到那个周围都遮着地儿，你去填票去？在广场不成啊？广场比如说举手通过，大伙儿都举手，你敢不举吗？对，那你说我反潮流，反潮人毕竟是极少数，所以大量的人多。讲到从众心理啊，你看这个这回就有个现成的例子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呃，有一天香港有记者去采访那些在台湾立法院守着那帮学生，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人是反对整个服贸协议？有多少人是觉得没问题？只是现在审议方法不对？ 因为现在已经激进派主导嘛，他们是反对，怎么反对？你你我不管什么东西，全部都取消撤回去嘛，就全部人都举手，我们反对。但然后呢，有一个女孩，怯生生的，就其实我不是很反对，那 <laughs> 就有点担心了。她就她说她是反对的是现在这个政府通过她的方法，嗯，但这是个少数派声音，但这个少数派声音可能本来不是那么少数，但是就在刚才周老师讲的运动激进化之后。 他会变少数，所以这个激进化我觉得有意思，就是因为我看这些年轻孩子，呃，我会有常有同情心，因为我过去很喜欢搞运动，我们会觉得，但也是香港的街头运动家，以前以前，但我们会觉得这个做运动的人呢，就会的确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怎么样？就你站在街上，街上其实有几千个人，你喊着麦克风。 你明明知道这几千，这只是几千个人，其实还有几百万人没没在这。但那一刹那，你会觉得我们就是人民，是看得见的人民。街上站着、坐着一起喊口号，所以搞运动的人心里面有种人民的意向。他口口声声说出来的话，我们人民怎么样？我们人民怎么样？然后满脑子想的就是我们在场的人就叫人民。然后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 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而而这种震荡性呢，很奇怪，它有时候会，当然也看不同的社会水平。我看这一次他们的运动，我觉得台湾这个社会挺有意思。为什么呢？我发现有些年轻人呢，这几天行政院那边被被清场之后，学这么哭，就骂骂什么呢？他不是骂警察，不是骂政府，他骂所有的成年人，他骂电视机前的台湾观众。 说我们在为你们守护民主， <laughs> 你们在干嘛？就他，你看他那个正当性膨胀到这个地步，他觉得你们不来就是你们错。而他们呢，甚至但也有些学生呢，我有些朋友教书嘛，在台湾，他说学生们很有意思。现在不是在讲罢课嘛，他们要，然后呢，他们就问老师，老师这个呃，我们不来上课，你不会处分啊？我觉得这话我们笑翻了，你知道，就是说你你搞运动的孩子，你没有想过要付出任何代价。 你你你你没想过自己会被打会被抓？你甚至连觉得我不来上课，老师都应该应该允许我或者怎么样？什么叫罢课？罢课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不来上课，你不给我分数，我不及格，我全接受。运动是有代价的。对。那么但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帮年轻人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巡粮，他不止巡粮，而且说他的民主啊，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他就觉得一个孩子站出来就天然就对的，大家都不该骂，大家都不该反对，都该呵护着他。那他已经忘记了这个东西原来是有代价，这是政治运动，还是娇气？对，而这个代价是你们前几代就你骂的那些坐在电视机前人，台湾几十年来无数搞运动的人，从美丽岛以来多少人坐过牢？有人全家被杀，有人把牢底坐穿。 有人被打断了脚，就是这些人付出了代价，让你今天能够问老师我能不能不上课。但是你说啊，他也有一个，美国不是声称民主搞得还行吗？对吗？但是是不是再民主，民主是所谓最不坏的制度吧？嗯。但是好像再民主的地方啊，好像对广场政治都有某种都不会绝迹，就是你看，总会有一种情况。按说哎，这下所谓西方民主，你都这样一人一票了。 但是呢，他好像最后总是有某种需要，一帮人呐需要。其实你这么说啊，上广场的应该算少数派。如果你们真的是占据选票多数的话，不用上广场。按照西方民主，你能影响政策。但是你看，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儿美国的那个电视节目，一个怎么着好像骂了中国了？一个主持人跟儿童，你记得吗？呃，一帮就就是美国的那些华人。嗯，他其实在美国来说他是少数。 可是他要引起你的注意，要让你这个道歉，他要上街，嗯，对吧？而且你知道吗？他这个街头政治啊，我又发现它又它是一种力量，它呢可以代替这个多数选票，因为你看一个街头政治这一搞出来啊，全社会为之侧目。所以说，中国有一个呃这个名人吧说一句话，说我啊看见过人，我也看见过民，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民。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挺有意思。你到商店去买东西，服务员服务态度不好，他后头写着“为人民服务”，你就指责他，你说你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你怎么对我这态度？人家售货员说：“我为人民服务，我不是为你服务。”哈是吧？对对对。哎，所以说后来呢，就把这人民改成了公民。你比如说，我们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叫“大力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三大公民理念。”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你可别忘了，他这个民主后头，他是公民才有民主。什么叫公民？自由和负责任。什么叫自由？自己走。啊，这孩子生出来他不会走，过到一两岁，大人领着他走，走到一定程度，大人一撒手，孩子自己走了，自由了。自由就是这意思，没有别的意思。独立。自由了，他就他走两步他就摔倒，大人就鼓励他，爬起来，爬起来，晃悠晃悠走五步又摔倒了，爬起来。经过一个过程，他自己走了，自由了。但是自由你就得负责任。 如果你父母领你走，你摔倒了，他给你搀起来；将来你自己走，你要摔倒了，你不自己爬起来吗？所以自由是一个硬币的上面，他下面就得负责任。你像这些学生，自以为代表了人民，这就很荒唐。你就代表你自己，你别代表人民。可是广场政治，你说特别对，广场它互相影响啊，它有从众的这种心理和行为啊。而且你这他们使用的这些言语啊，哎，凡是走上街头的。 最高使用概率的就是人民，对对吧？我们人民，对吧？或者我们台湾人民，哎，这没人投票过，赋予你这个权利，你是我们人民的代言人呢？没错，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毛病。你比如说吧，中央电视台拿着这个摄像机，到春运的时候到一火车站。 采访随便采访一个农民工，这农民工一看中央电视台，他马上就说：“我代表农民工，你代表谁了？ <laughs> 谁让你代表了？你要说人民代表没得说，我们是选的人民代表，带一代表证是，你，但人家人民代表也不这么说，我代表人家也不这么说。没错没错，这就是一个，这要说难听点叫强奸民意。所以说所以说呢，你像这个泰国也是这次，人家人家是选的，他就非得让人家辞职，可以啊，你你你等着下回啊，他不要，他不等。” 他不等，他不等 <laughs> 就破坏了所谓破坏了程序。 <laughs> 所以说你没有程序的公正，你不要谈那个实体法。所以程序就是按照比赛规则比赛，按照游戏规则游戏。如果有的时候啊，你这个民主程序都是不公正的，我没办法用你这个不公正的程序去反对你。那就是革命，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抄家伙。革命就相当于下棋，你比如看俩人下棋，当头炮把马跳，那就是法治。说说下棋你毁棋了，我不干。 不干，俩人打起来了，那就是革命。 <laughs> 革命就是周期盘，跟你下什么棋呀？我打你，对不对？你想想，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老有一种啊很奇怪的想法，你知道吗？因为我呢，祖上跟这个官儿啊，就就就就姓窦的，只有窦娥冤、窦尔敦、祥嘛。我们家跟官儿啊，从来没占着什么便宜，就是扯不上任何关系。谁说的？你们家在汉朝是外戚啊。 哎，窦太后， <laughs> 我们家专是皇帝他妈，专政，窦家专政，窦家人呐， <laughs> 当不了皇帝，专生皇生他们皇帝。 <laughs> 对，我就说这个作为一个民的儿子，你看我作为一个人民的儿子，是吧？代表人民我就我就老在想，你就是说这个高干子弟，当然咱不是说啊，个别高干子弟这个为非作歹是有的，对吧？但是呢。 不是那个时候，我党这个这个纪委批判嘛，就是个别的这个高干子弟，他有时候有一种逻辑，他就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对吧？要搞资本主义也得我们先搞，怎么能让你们搞呢？是吧？等等，哎，我由这些事儿啊，我不禁不禁自主的想到你说的广场上的从众效应和一呼百应，因为什么呢？从某种逻辑上来讲，哎，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这道义有道吧，我承认，对呀。 谁抛头颅洒热血，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哎，这个逻辑也也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对吧？呃，这那是人家享受成果，可是我就追根溯源，想到最初，我们这些个民呐，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咱就别随便跟着广场上的什么人跟着他走啊，对吧？他要革命也好，他要干嘛也好，你闹了半天之后，如果是他。 得了好处，我们祖祖辈辈是民，结果最后完了之后我们还是民的话，那么你就得想想你当时有没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对吧？对。你自己判断，你自己判断这事儿，你你你又没有好处，你要不要跟着他忽悠，对吧？他一呼百应，你跟着他走了。所以你说的非常的对，十六大就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怎么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所以说你砍完人头，革命就是砍人头，砍人头你必须得过到数人头。 数人头就是选票，你不转型成吗？那那什么叫法治国家呀？对不对？所以说，但是台湾这次事儿啊，它是处在那个砍人头到数人头中间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并没有革命，说我抄家伙，对不对？那么当局也没有说拿枪去干，最多就是水龙头，对不对？所以它是过渡，你注意，它是个过渡。但是往哪过渡？如果他要往好的地方去，那他就赶明儿就数人头，就是选举。 学生们这脑子就不够使了。不不不，但其实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它真的是制度设计有问题的时候，广场是需要的。当年马丁路德金为什么还要上广场呢？我们今天回先看。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应当年美国的民主政治不是运作很好吗？为什么就没有推动那条法案？要知道有人上广场才有。